午夜會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頂陶杰特别嘉宾金美雪。阿金，阿金小姐咧，唔止系阿 Michelle Kim，唔止系一个好出色嘅钢琴家，当然佢系一位。 啊！非常之出众嘅美女，如果各位想知睇到佢嘅芳容咧，啲气质咧，你就要上本人陶杰 Facebook Channel 或者 <coughs> 香港商业电台八八一九零三，最好而家喺香港有个 iPad 咧，你即刻睇住佢个样，然后听住把声，有啲乜嘢嘅遐想咧，我就控制唔到啦。咁样咧。 嗱，咁样我哋讲啊，即系唔系话唔系乱嚟噶，系嘛？我哋啲即系色香味咧，系全部落齐噶，系咪？华明今个礼拜魏平洲就系梗系交足功课啦，系咪先？吓我搵靓女嚟，听晚嗰个靓女嚟噶，全部搵靓女。唉，鱼鱼嘅冇粉啊！唉，费事见到作呕啊！啊，咁啊嗱，诶，令我谂起咧。 令我谂起啊，香港啲音乐教育有冇咁搞？香港音乐教育会唔会话太过诶着重于叫啲细路仔去背嗰啲曲谱啊，或者咩嘢系嘛？咁咧定系咩咧吓？嗱， <clears throat> 我就想问下 Michelle，咁咧佢成日喺香港演奏，你演奏嘅时候啊，系嘛？你演奏嘅时候点样样去准备嘅咧？How would you prepare for a concert performance？ to play a music to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You have to absolutely love the It's a physical, physical You have to train like an athlete。要直情好似係當 上运动场参加奥运咁样样咧，系要生理上咧系将自己训练到系爱上呢个音乐，然后又系诶精神上嘅，然后你就要记得晒所有嘅嘢，同埋咧系精神上嘅啊层精神层面嘅，系嘛？哦，所以呢个咧就系啊诶音乐教育啊。 So i I'm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what kids are made to uh, recite all the musical notes and mm. uh, try to learn the music in a sort of technical way. Right. So they think Lang Lang is the role because he earns a lot of money. He must do right. <laughs> Lang Lang is a superstar. Yes, I I I I believe the power of music. 啊，我認為音樂裏邊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力量。It ah, encourages hard hardworking, oh. focus, expressive oh. your heart. 哦，去表達咧心裏邊嘅嘅事。好啦，好 o k w h a t is your next choice？你下一只，Because you mentioned you told us you are a Korean。Yes，Yes。咁樣真係人哋好外國嘅，行走江湖四海咧都心懷朝鮮半島係咪 i mean talking about Korea。Yes。As an ethnic Chinese，I feel indebted to you because the divis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right？ No Chinese could ever deny each of them has a tiny share of <sigh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right? I'm okay, I'm not going to translate this, <laughs> right? Because it could be a little bit of a digression <laughs> and a little bit embarrassing. You are entitled not to say a word in response. Okay. What would be your next choice? Since we talked about the, your folk mm-hmm. tune, uh, Korean oh, song. I thought that I could share a Korean encore piece. 點一隻嚇？From from my concert encore piece. 係咩？Yes. 我又整翻一隻咧誒韓國嘅一個咧誒。 自己嘅民歌。It's a Korean hymn song。嚇，hymn。Yes。韓國嘅眾歌。Is it something religious？宗教嘅。It's a it's it's one of the early Christian wrote this piece。哦，係一個韓國早期嘅基督教徒寫嘅。How early？早成點？那。 because the Korean Christian history is very short. <laughs> Oh, century, but I added Arirang, which is the most famous Arirang。哦，阿里郎，佢加咗一啲咧誒韓國嘅阿里郎嘅民歌嗱，我哋聽聽先，shall oh, we listen 啦？Yes，sure。聽下先嚇。 啊！頭先嗰隻即係我喺中間嗰段聽到阿里郎，阿里郎，Yeah，Somewhere in the middle，Yes，I added on。哦，你自己加上去，潛建噶？Can you do that？I thought it music should not be something like illegal structures。Oh，within the means of，Yes。音樂係可以潛建嘅，只要咧你喺翻同一個風格裏面係咪？話係潛建得嚟咧？Tell you what，you can。 for for for an, for an average audience. Mm. I don't think he or she can tell which part the illegal structure is. Mm. Because because the flow is so so uh, coherent, consistent. Right? But like uh, you know, the painter Kandinsky mm. said, "There's no there's no limit. There's no there's no there's no must or limit to an art. 因為咧藝術咧。 系冇公式嘅，亦都咧冇话一定要唔可以或者唔可以，因为艺术一定系要诶自由嘅。所以呢个系俄国嘅抽象画家康定斯基。譬如你 mention，it's good that you mention e d Kandinsky。Yes。Because his works are seen as um uh uh combining。Yes。The rhythm of music。Right。 因为康定斯基虽然系抽象咧，但系佢啲 brushstrokes，嗯，嗰啲咁嘅不，诶，嗰个不足，啊，嗯，有时就系俾人哋觉得系音乐嚟嘅，嗯，吓，系咪啊？ <laughs> O K，嗱，讲咗韩国啦，嗱，唔好讲咁高诶远，我就觉得最多中国人咧听过嘅诶协奏曲咧。 就应该系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嘅黄河。嗱，点解我要拣黄河呢？因为黄河嗰阵时嘅演奏人殷承宗，殷承宗而家呢，喺大陆好多新移民一定听过，系同刘思坤同一辈。但系佢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呢，就听命于江青呢，咁就将。 创作呢只《黄河协奏曲》，殷承宗喺文化大革命之后移民去美国，跟住咧，阿金美雪咧系曾经喺殷承宗名下学过，Siri，咁咧，所以阿殷阿金小姐咧非常之念旧，佢话咧嚟到香港令佢谂起阿殷承宗，于是咧佢要同我哋讲一讲点样听黄河呢一段。s Shall we listen? To okay. Yellow River? Yes. 黄河大合唱就咪殷承宗创作，但系咧殷承宗将黄河大合唱啊嘅嗰阵时一早有嘅一啲选段咧，将佢执整执执埋埋编曲咧，变咗一个诶当时嘅协奏曲。咁我而家要问下阿金美雪，你中唔中意？Do you really like it？你中唔中意？When I performed it, I I loved it。当我演奏嘅时候咧，我就好中意。嗱， <laughs> 你要识听啊，哈哈。 Why? I didn't take immediate like in the mm. beginning、嗯。初初嘅時候，我聽到呢啲咁嘅音樂，我唔係話特別即刻中意。But I, But I had a great fortune to to、um, speak to the composer himself。但係咧，由於我喺美國嗰陣時咧，我可以接觸到殷承宗本人啊，呢、這個咧係好彩係嘛？Why it is a, why is it a fortune? Because you can't Even if you have questions to Beethoven，因为如果你演奏贝多芬嘅时候咧，你就冇可能见到贝多芬问佢佢创作呢段音乐嘅原意啦，系咪？Mozart，you can't ask 莫扎特啦，已经死咗二百年，又问佢唔到啦。但系恩城中仲生勾勾喺度。And he was in New York，so。开军时喺纽约。 So he was one of my teacher, and I spoke to him. 佢係我嘅老師之一，我就話問佢，同佢傾偈。Yes, and then I I asked him. 我問佢。What Yellow River symbolize? Why did you make it into Westernized piece? In the piano technical terms. And I felt a little bit of Tchaikovsky. 话我咧喺演奏嘅时候咧，我就听得出有少少柴可夫斯基，有少少李斯特。So I asked h i m why？即系炒袭咁，话点解咧？Und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点解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所有喺中国大陆喺你哋贵国啊，西方嘅音乐全部系禁嘅。So he has to disguise. In the music to play the some sort of Western，音程中就话咧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所有嘅西方音乐系禁，所以唯有呢只黄河咧系一条好窄嘅通道，令到佢可以咧系脱离啊嗰阵时咁恐怖嘅时代，系接触到西方嘅音乐，所以咧，so，so I I felt I felt deeply attached to the。 to love the for m u 我听哦，我听到之后咧，就对呢嘅黄河唔同睇法啦。That he loved music. 但系就听得出，殷承中本人系去创作黄河嘅时候，佢系对西方音乐嗰种热爱，系嘛？And married the folk tune and the westernized technique. 咁佢将西方嘅音乐技巧同中国本地嘅传统文歌将佢扣埋，just like your previous piece. Korean h 添，好似嗰個頭先你嗰個韓國眾歌咁，係咪啊？有啲係咁。That's more traditional. This is more virtuosic, like list. 哦。It's very 頭先佢嗰個就傳統啲，呢個咧就我都唔知點講。Grand. Um. So I 我會覺得係浮誇咯，係咪啊？所謂嘅 grand 同埋咧，誒會唔會係？ But common people will understand this piece. Common people understand this piece as they identify Yellow River. the power of Yellow River. But that's true 係的確係。Yes. It's there. The power is there. The surging river. Yes. 啊 i n the storm，喺暴风雨啊咩嘢？所以呢只黄河咧，就当然对于上一代嘅人咧，都系有一种特别嘅感情。网络拨比一九零三点 com。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陶杰特别嘉宾金美雪。 有位听众咧，由加拿大嗰度写啊，佢话咧，既然系咁咧，即系正小学应该推广呢啲音乐教育，譬如话政府咧，你啊劈咗啲钱出嚟，你最好资助每一位香港嘅小学生拣一样乐器嚟到学。 学玩得好有奖，因为音乐系世界语言，无论喺香港或者南极听同一首曲，系嘛都系同一样嘅感受。我喺加拿大，细路仔冇太多功课压力，佢话嗰度嘅教育就每日十分钟，自选乐器就当系家课。哇，真系好羡慕啦，真系系嘛。咁啊，而家呢，阿金小姐喺香港都用音乐做佢嘅慈善工作。佢呢，前年呢，佢特登系一啲诶。 基层地区，譬如话深水埗啊，诶呢个天水围啊，佢拣一啲咧父母冇钱嘅，唔系话住半山嘅，但系啲细路仔又有诶音乐天才嘅嗰啲咧，佢去咧诶培养佢咧，拣咗一个咧，带咗佢去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嗰度咧诶去演奏啊！哇，我睇到佢个妈妈咧。 Yes, I I love Hong Kong an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my little part to make this place better. It's a wonderful place and it's I I want to do better for this this place. <sighs> 佢想令到香港更加美好啦，所以佢就有呢個慈善嘅。And our audience might not know, but you're great supporter of uh, mm. what we do. And what, me? Yes, me? music and art no, advocate. No, no, no, let's talk about you. <laughs> You're the great advocate. <laughs>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music education in Hong Kong? Music education, I want everybody to come to Hong Kong to stay here and to take the pride，so that they don't all go overseas to study。哦，呢句好紧要啦！希望有一日咧，将来好多嘅世界各地嘅朋友都嚟香港啊，就诶认识咧音乐嘅香港，就唔系话而家个个啲父母咧就谂住将啲细路送去外国读书系嘛？ because this is a finance business capital of Asia. Eh? Why can't it be of all education mm. and music or anything? Mm, because but music is always marginalized. Parents don't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好多家長認為呢樣嘢，喂中英數理化都唔係喎。Music is the energy to do something greater than themselves。哦，音樂咧係一種能量啊，係嘛？ 系令到可以人咧透过音乐咧，系做一啲更大嘅事。Music is the energy that you could shoot。系一种正能量。哇！呢个能量可以令到呢个人咧，诶，上去个天嗰度咧，去摘啲星星啊，或者深入个梦境啊，系嘛？And you could give them power, give them confidence。令人有自信，令人咧充满力量，系嘛？Yes. Hmm. So I believe that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fact and aspect of music. Oh, and we must share this 一定要 precious With all class With the programs for underprivileged youth mm-hmm. as well as 年輕人啦、啊，誒基層人士啊，係咪？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school，咪國際學校啊，本地學校啊都要啦。We shoot for and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our cause. Thank you. 啊，多谢晒。You're wonderful， <laughs> 多谢多谢。咁啊，嗱呢啲所以艺术一啲都唔高深咯，我唔觉得系咯，系咪？咁啊，一样系我哋只要打开个心灵咧，睇画啊，同埋咧诶听音乐，一定喺里边攞到自己啲嘢。但系呢啲嘢冇，There's no model answer. That's the que. s t i o n 佢冇标准答案，一百个细路仔听到不同嘅心得。 好啦，多谢啊！金美说啊，听晚咧，我哋揾到傅宝石嘅孙女傅女女咧，教下我哋点样分辨假话。听晚十一点，光明顶再会。登绝顶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